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出现的时间如此巧妙，可见他们一直都没有消极对待，他们也一直在等，等待最佳出手的时机。显然，这两个姑娘也没自大到以为可以和家世的五人队对抗，所以最终盯住家世这位落单的行动的选手，终于出手了。哼，早就知道你们两个家伙不怀好意。 我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。战斗法师林风武开口说道：“这股子傲然的劲儿，必是孙翔无疑。这家伙原来也早已经发觉自己被二人盯上，但却丝毫未把二人放在眼里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就等着两人出手时再把二人击溃。”哼，轻视我们，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 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也是相当骄傲的。眼前的是孙翔，两人肯定也是猜得出来，但也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。听出孙翔口气中的轻视，两人更是十分不忿，二话不说就已经开始了猛攻。二人枪口射出的子弹仿佛两道射线交错着，就朝孙翔的零分五身上切割去了。孙翔冷笑了一声。 林风武突然启动，精巧的 Z 字抖动操作之下，林风武的身形在两道射线当中自如地穿梭着，踏的正是每一枪之间的空档。转眼间就距离右侧的莫敢回首距离更近了。孙翔操作之精妙，显然在二人意料之外。没想到在这样的火力夹击中，距离轻松自如地靠走位就突破了。 莫敢回首，连忙跳身而起，一边射击，一边已经准备飞枪拉开距离。那边谁不低头，也是迈步追上，边跑边射，继续和莫敢回首保持火力配合。但是站住射出的交叉火力都限制不住孙翔，现在移动中射击难度更高，看起来效果就更差了。乱射！情急之下。 很有默契的，二人都由莫敢回首出声提醒了一下，两人同时一起施展起了技能乱射，瞬间射出的子弹呈几何数增长。这下孙翔也感受到压力了，没想到连乱射这么难控制的技能，这两人都能练出这样的火力交织网。哼，不错，看来我得认真一点了。 瞬间就中了几枪的孙翔，为自己没能避过这次火力交织找了个借口。林峰武手中战矛一晃，一个豪龙破军，竟然是硬挺着伤害冲出了交织网。而且这家伙突然改变了攻击目标，原本是一直朝着莫敢回首追击的，这时突然间杀了一个回马枪。豪龙破军是冲着谁不低头去的？不过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近。 谁不低头的反应也没有这么慢，林峰武提毛冲到的时候，谁不低头连忙一个后跳闪开，随手送了个手雷给林峰武。但孙翔的操作真是极快极准，林峰武单手提毛送出一记毒龙穿心，凌空刺爆手雷的同时，去势不减，直追谁不低头。谁不低头一看，这一击再靠移动是躲不过了。 当下也不能在死守、枪手戏拉开距离一类的战斗法则，谁不低头，果断蹲身，一个滑铲就从林风武的战矛底下溜过。不但没有去拉开距离，反而是主动贴上了林风武。这个举动比较有勇气，但也不能说是不可思议。林风武突然跃起躲过这一击，可见孙翔对此就早有防备。 就在这时，浮在半空的林风武突然一个倒转，头下脚上，依旧是单手提毛，身子突然一拧，急速旋转着便朝下坠来。谁不低头的滑铲铲了个空，身形走过了一半，正待起身继续追击林风武，不料就来了如此快的一击。这一击，不怪谁不低头，防备的不够充分。 就是叶修此番也算是首开眼界。飞龙在天，这是战斗法师七十五级新增的大招。即便是经验丰富如叶修，对这一招的了解也还比较空白。反倒是孙翔，现在已经是一个专营战斗法师的选手，角色到了七十五级后就开始钻研新增的大招。 这记飞龙在天，无论脑海中还是练习中，自然已经是演练过数种用法了。此时的谁不低头，就被当了一次实战中的炼金石。说起来，以嘉世目前打挑战赛的状况，谁不低头这样的炼金石都是很难看到的。这一击倒钻而下，攻击并不只在毛尖一点。 角色螺旋所带出的气劲也随着最后这一击刺中彻底爆发，瞬时带起的一阵旋风卷的是飞沙走石，两个对战的角色什么情况反倒是看不清楚，急忙想要救援的莫敢回首，这一时间也根本没法看到目标，只能对着旋风气劲中一通乱射，能不能全看运气了。旋风气劲也是转瞬就没。 重新清晰起来的两个身影，林风武傲然挺立，一手高举着战矛，矛尖上却正挂着“谁不低头”。就看这一瞬的画面，谁不低头败的那叫一个惨烈呀，都被人挂起示众了。不过叶修却很清楚，这不过是林风武在继续攻击，对浮空的“谁不低头”追击了几记龙牙一类的直刺攻击。 于是定格的一瞬，看起来像是把人挑挂在空中。事实上，这个造型林峰武肯定保持不了。这不，就这么晃眼的功夫，林峰武战矛早已缩回。谁不低头，也不是立即自由落体坠下，而是在空中一个短暂的停留。显然是因为受了一记向上作用力的攻击，才会有这样滞空的效果。去吧。 孙翔大喝了一声，一记落花掌拍出，将这才落下的谁不低头推了出去，正朝着莫敢回首撞去。跟着他的林风武却是借着谁不低头的身形掩护，急不敢上。莫敢回首一个横移，让开视角，举枪便射。林风武左摇右晃躲避攻击，转眼间莫敢回首也已经落下了林风武的攻击范围，战矛急出朝他挑去。 结果一步踏出，孙翔突然脚下有异，让林峰武的视角低头一看，一个机械追踪的小机器人正朝他腿上爬来。孙翔一惊，倒不是这技能有多可怕，而是这技能是这两个人什么时候放出来的，他居然丝毫没有察觉。此处的战矛方向一改，直接将地上的小机器人给戳爆了。 但莫敢回首，也困死当空。近距离，他却依然选择了射击，而且是格林机枪这霸道之极的射击。甩出的重机枪几乎直接就抵在了林风武的胸膛，跟着一通报射。孙翔再强，也躲不过这已经是零距离的攻击。林风武直接被格林机枪连串的子弹推飞出去。 莫敢回首也没有贪恋这一击的效果。格林机枪虽爽，毕竟是低阶技能，这样的机会只打出一个低阶技能，实在有点太浪费。将林风武射退数格后，莫敢回首早取消了这一技能，重机枪收起，平端起的已是一把狙击。一声枪响，这种距离。 这种时机莫敢回首，实在已经不需要时间来特意瞄准，端枪就射，正中林风武的脑袋。孙翔显然也没料到，只是防了那机械追踪一下，就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麻烦。巴雷特狙击爆头，那伤害可是不轻。谁不想这一枪刚中完，跟着就是又一响。那边被他落花掌拍飞的谁不低头，已经落地。 看好这机会，蹲着就已经端起了狙击，跟着莫敢回首射击之后，又连了一枪，两枪爆头。林峰武的生命下滑的让孙翔心下都是一跳，不能再大意了。孙翔告诫自己，但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抓住这一时机，两个狙击大招后，跟着又是一通连射，而且不是拉开距离。 而是主动贴上，两人也是忽然间察觉，对付孙翔这样的顶尖高手，只是一味的执行枪手拉开距离的准则，并不是明智之举。距离是要拉，但拉开多少，这是要有讲究的，因为顶尖高手的操作厉害，距离拉得太开，有了更多反应和操作时间，那么任何攻击都会变得徒劳无功。 所以，面对顶尖高手，距离反倒不是拉得越远越好，必须保持在一定范围内，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攻击效率。拉距离，那也不是为了逃命，那是为了击败对手。突然开窍的二人，此时就是不退反进，追进林风武进行攻击。这一举动果然让孙翔更加手忙脚乱。如此距离射来的子弹。 而且还是来自两个人，想像之前那样从容闪避已无可能。避过第一枪，第二枪紧致；避开第二枪，第三枪更快。于是此时此刻，想要拉开距离的不再是两个枪手，反倒是孙翔这个战斗法师。终于，他抓住了一次“谁不低头”和“莫敢回首”衔接之间的一次失误，一个连续后跳，脱出了困境。 谁想就在第二跳落地的时候，轰一声响，竟然踩中了一个机械追踪的小机器人儿，立即就被爆炸的气浪又给推回去。靠！是谁啊？孙翔立即叫出来了。此时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都在他正前方，攻击他看得清清楚楚，绝没有用过机械追踪，这是有人在暗中搞鬼。 凌风武被爆炸气浪推回去的同时，完成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转度，展现了孙翔超快的手速。但是旋转的视角并没有让他有所发现，他已经重新落下了“谁不低头”和“莫敢回首”那又近又密的火力网中。 <laughs> 卑鄙！孙翔怒斥眼前二人：“打不过就骂人，大神就这素质吗？” 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也是大怒，立刻出言斥责：“打不过你俩，靠！你俩真不脸红！”孙翔叫道：“去死吧你！”俩妹子攻击更猛，被机械追踪爆炸推回的林风武状况不在孙翔的控制之内，此番更难抵挡，怒气冲冲的被两人给消灭了。什么人嘛？ 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击杀了对手，却没多喜悦，依然有些气哼哼的。是我呀！结果这话居然有人搭腔，两人大惊，就见一流氓已经张手一把沙迎面撒来，两人下意识的都是转过视角，以免被抛沙打出智盲。结果刚转过头，就见一串系统提示返上，不好！ 两人异口同声地叫道。